我的非常女友是最近三周各大电视台都在热播的连续剧，各种收视冠军，粉迷无数人群。陈果并不是太痴迷于这些东西，但至少也知道。但是，堂堂烟雨战队的队长、第一女选手，因为无法第一时间看到结局，这种原因影响到自己的情绪，这让陈果听来总觉得十分荒谬。 难道这也可以用“关心则乱”来解释吗？而掌握这个情报，那楚云秀的心态就很好分析了。人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活动上，赵宇哲的挑衅当然没有什么心情搭理，而现在突然爆发，也不过是对看不到大结局的郁闷宣泄，完全不是因为赵宇哲的挑衅。想着这是楚云秀的心理战术什么的，那心思就太深刻了。 突然爆发的一波攻击，明显把赵玉哲也给打懵了。元素法师的地图轰炸扑过去，几乎都是无法躲避的。楚云秀技巧娴熟，对元素法师这职业又熟悉，对于赵玉哲的应对推断的八九不离十，这让赵玉哲颇有一种掉在如来佛掌心的感觉。他本是期待着楚云秀可以认真的。 结果人无精打采，这让他非常失望。结果现在对方异常奔放地打了起来，奔放的让赵玉哲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赵玉哲欲哭无泪呀，好阴险！啊这是赵玉哲对楚云秀的评价了。看不到电视剧大结局这种事儿，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赵玉哲想方设法才摆脱了楚云秀的这一波猛轰，小灵火的生命下去了近有近四分之一，如此劣势，想再扳回比赛可不容易。赵玉哲却还是积极努力地调整着心态，不容易的事儿如果做到，那更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是吗？但爆发后的楚云秀状态甚佳，继续穷追猛打，赵玉哲开始想暂避锋芒的。 谁知今晚的楚云秀真是锋芒无限，看不到大结局这种 buff 可是延时性的。唉，看来赵玉哲是很难扳回场面了，连李一博都敢在直播中下断言，这胜负的天平已经倾斜的相当厉害了。赵玉哲终于还是输掉了，心中各种恼怒和不甘。 只有一年半职业生涯的他，毕竟还不是很成熟，带着一脸怒容就从比赛台上走下来了。电视转播给两位选手各种特写。获胜的楚云秀看起来也没高兴，和上场是一样没精打采的。于是镜头更多的交给了赵玉哲，把这家伙那一家的部分完全呈现给了观众。赵玉哲不服啊！ 他觉得楚云秀也忒不厚道了，下这样的功夫，这是多怕输给自己呀！对，一定要让观众们明白这一点。楚云秀非常害怕输给自己，自己已经拥有可以威胁到这元素法师第一选手的实力了。看到现场的电子屏上频频出现自己的特写，赵宇哲也知道这是转播给千家万户看的。 连忙也控制着表情不要太狰狞、太失态，走到场上，看向楚云秀时，也表现的很淡定的样子。前辈真是好手段啊！赵宇哲接过话筒，没等主持搭话呢，就主动朝楚云秀开口了，脸上努力维持着风度的微笑，但显然对于资历尚浅的他来说，这事有点难。 比起黄少天能以比中指的心情对着镜头和煦的微笑，赵玉哲装出来的微笑至少要勉强一百倍，这点在特写镜头中一目了然。赵玉哲瞥到也觉得很不自然，他各种调整嘴角扬起的弧度，却也只能将表情弄得更加僵硬。相比之下，楚云秀比他就娴熟多了。 随便笑了笑， <laughs> 还好吧。也怪我太不小心，一开始看前辈没什么精神的样子，还以为你不准备认真打这场比赛呢。赵玉哲点出主题的手法还是比较隐晦，就像他开始的挑战一样，并不是十分张扬。只要站在比赛场上，都该全力以赴。楚云秀说着，这点毫无疑问是一句标准场面话。是的。 这点我需要向前辈好好学习，任何时候都全力以赴。加油！赵玉哲说起婉转话来也算有一套了，只要有心人不难听出他话里暗含的意味。只是赵玉哲还没有满意，目前所说的内容好像只是说明了自己这场因为大意没能出全力，但是自己更加需要的意思还没有表达出来呀。 看到楚云秀已经转身准备回选手席去了，赵玉哲连忙望着他的背影，又喊了一句：“下次我一定不会再被前辈给骗到了。”是的，是骗到了。赵玉哲清晰地咬着这个字眼他要让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意识到楚云秀是多怕赵玉哲啊，居然还要用骗的。 楚云秀这时话筒都已经交还给主持了，只不过话筒只是为了把声音放大给观众。如果只是场上双方交流，现在这点距离还不至于。听到赵玉哲的吆喝，楚云秀转过身来，现场主持敏锐的预感到这可能是个爆点，一个近乎骑士冲锋的速度冲到了楚云秀的身边。 看到楚云秀已经开口，干脆自己拿着话筒就送到他嘴边。下一次，楚云秀好像有点茫然。你是二年级生了吧？明年还能参加新秀挑战赛吗？啊！赵玉哲一愣，楚云秀的这个回答完全是状况外的呀。自己只是就是这么一说罢了。下一次是什么关键词吗？ 结果却是被楚云秀抓住这句回了一句，这让赵玉哲一时间竟然没答上来。那边楚云秀看他没反应，摇摇头，转身就接着走了。怎么一回事啊？镜头中的赵玉哲尽显茫然的挠了挠头，还想交代两句，结果就听那边现场主持已经在做这一回合结束的陈词了。 感谢两位奉献的精彩比赛，云云。赵玉哲也没法再继续死皮赖脸不离场，只好悻悻的交回话筒，结束了他这次企图上位之旅。两人的这场对决也有些雷声大雨点小，赵玉哲不是特别的张扬，楚云秀的态度更是平和，完全没有像去年挑战赛中的那种杀气氛围。 松下这二位，活动继续。此时就剩最后一轮对决。一般情况下都是主场选手出来压轴。不过微草战队今年符合新秀挑战赛条件的只有高英杰一人，而高英杰去年就已经参加过新秀挑战赛了，不能再来一次。所以这次挑战赛的最后一场打破了常例，主持宣布的挑战选手。 赫然是一展战队的楼冠宁。哦，现场还是起了不少的骚动。一来，一展战队也是必师，以他们的水准完全没有资格和微草弄出同城死敌一争天下的局面。所以，作为同城老乡，这时候的微草粉们在支持微草之余，也会给一展一点关注。 再者说，楼冠宁这是比较传奇的人物。一来，早在网游中就是赫赫有名的人民币战士，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人民币战士居然玩的如此之大，直接搞起了一支战队，把自己送到职业圈里来玩了。玩家玩到这个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这家伙还蛮受欢迎的嘛？陈果在旁说着，哼，叶修笑了笑。 没做电评，和楼冠宁打交道很长时间，关系越处越好，却没想到第一次见真人会是通过这样的形式。现场的电子屏上给出了正下场来的楼冠宁的特写。长相来说算不上帅，但在这种万千瞩目的场景下，却也丝毫不见局促，很从容地一步步就走了下来。 楼冠宁在职业圈也不过是个新秀，一展战队这联赛的战绩距离人们的预期也相当远，没什么可自豪的。可他走下台的这种镇定，却还要超过目前的荣耀第一人周泽楷。当然，周泽凯的不镇定多是他性格原因，不过楼冠宁的这种沉稳，多少说明他是一个经历过大场面的人。 这种情景丝毫不会让他觉得慌乱。转播还有现场主持都在介绍着楼冠宁的传奇游戏生涯。要知道，这位的身份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不只是战队的选手，同时还是战队的老板。凭这一点，即使一展战队的成绩不佳，但他的地位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一些超然的。下台。 接受访问，楼冠宁应对自如，比起想假笑一下都得对着特写镜头反复练习的二年级生赵宇哲来说强多了。哎，你说他会不会要挑战你啊？陈果此时忽然突发奇想。我，叶修一怔，随即摇摇头，不会，他不是这样没分寸的人，他这样想挑战我，应该会事前打个招呼问问他。 那多没意思啊！陈果此时还挺来劲儿，但楼冠宁随后的说话彻底浇灭了他的幻想。楼冠宁挑战的选手是于峰，目前的联盟第一狂剑。离开蓝雨转入百花成为核心选手的于峰，在赛季初期和百花一起深陷泥潭，甚至有人危言耸听的评论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又一个家世。 不过，随着赛季的继续进行，百花战队渐渐找到了感觉，成绩开始一路上扬。于峰的落花狼藉和邹远的花繁似锦组合也越来越默契，越来越受到玩家的支持和喜爱。于峰这次携落花狼藉入选全明星阵容毫无争议，而蓝雨那边，于峰转会后顶替他主力位置的是新人卢汉文。 虽然也有补进一个狂剑士选手接用锋芒挥剑，但因为出场有限，表现也不是很突出，所以在全明星方面并没有什么竞争力。第一狂剑的名号跟随着于峰重新回到了百花。